di musica. Però per il 全体起立。 ทั้งรู้อารมณ์ภาวะอารมณ์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ป็นหน้าที่ 一千多年。 เกิดมาอีกสมมุติว่าถ้าเกิดมาอีกเนี่ยจะเป็นตัว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ที่จะได้ถูกต้องที่สุด广播求回答说。 没有，没有，除非 一再强调，大家强调不要的东西啊，有些人啊一再喜欢贪着，不停的走进去啊，啊，每天都在讲不要这个东西，你要拿出来。 不让他说，他一定要说。 出灵什么？อย่าเพลินใ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นั้น因为他自己完全可以消化掉。การ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องออกจากภาวะนั้น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ที่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ใช้พลังงานพอสมควร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รู้ตรงนั้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เป็น รักแปลกมาก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ยอมฟังใคแล้วก็เชื่อว่าเธอเองสูงมาก 就比如说上一期、前期，有个学员很好、很积极，然后他就认为他开悟了。当我们告诉他你还没开悟的时候，他马上不高兴。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开悟了没，我们只是想考考他，没想到短短的一句话、三个字。 你我。 已经。 告诉他，你提醒他，还有很多人不听呢。就像刚才说生气了。 ส่วนใหญ่ในขั้นตอนการส่วนใหญ่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จะ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ี้ยงป่า บ้านที่ฐาบ้าน 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หลวงพ่หลวง่เทียมเห็นเลยนะ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ียมแล้วไปบอกพ่อเทียกั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ที่ว่า แต่การเดินเส้นทางเดินทางมันมาเจ็บป่า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แล้วป่ามันมีคนคนเดินออกยิงเสือบาดเจ็บที่ร้ายเอาไว้ตรงนั้น แล้วก็ถามว่า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ถามอาจารย์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ว่า จะมาทางไหนก็มาทางนั้นเลยมาทางนั้นเสือมันกัดพอเสือมันกัดอ้าว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ขียนบอกว่าจะไปไหน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ยังไม่เห็เสือให้เสือก่อนเก็ได้จะหลงเสือหรือบางครั้ง 没有收入的，所以我们也轻人说没关系，啊，我一边干。 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ภาษาที่ระหว่างิีลกับใจ 心里的个痕啊，总是漂浮不定啊，不会跟自己的觉醒在一起的心。 فقد 这个人呢，要用心。